这两人怎么突然从这儿跳出来了？巧合，还是叶秋的设计？肖时钦更愿意相信是后者，因为这个出现的时机也太巧妙了，正好是他们家世处境最不方便的时候，突然就遇到了这么两个拦路虎。肖时钦当然也不是怕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只是现在他哪有时间浪费在两个没袜子的角色身上？ 其他碰巧撞到的普通玩家、家世的选手都可以轻松闯过，甩在身后。但是这两位呢？双方交火，四个角色都是枪手系，三个神枪，一个机械师，战斗起来子弹横飞，仿佛射击游戏一般。双方根本不带走近，一边跑位一边互射。肖时钦很想第一时间就摆脱这两人。 一边技术交锋，一边言语交涉。我们这里只有六双袜子，那两个身上有十一双。肖时钦单刀直入，直指要害。目前二十双袜子分布：叶秋二人组十一双，肖时钦和王泽的角色这里共六双，张家师的牧师那边有两双，另一玩家小队有一双。六比十一，这个多少一目了然。 但他们始终是两个人，而你们难得是两个人。结果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却也从数学角度答复了肖时钦。正常的嘉王朝是五人队，谁不低头二人组不敢和其正面交锋，所以他们想抓这次机会，先把这边的抢了。叶秋他们二人组始终只会是二人，之后再找机会不迟。听对方这么一说。 肖时钦顿时可以肯定，这两人过来不是巧合了，人就是抓着目前肖时钦和王泽二人落单的局面来的，绝对是有人通风报信而这个人只能是叶秋，因为只有领跑的他们可以预先就知道会跑去什么地方，才能送出这样准确的情报。被这家伙算计了，肖时钦很郁闷。 现在怎么办啊？王泽问着。不要被围了，边跑边打吧。肖时钦转视角看看身后冲上来的其他玩家，更无奈了。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盯着他们。一路追来的玩家也是盯他们。叶秋这手金蝉脱壳，竟然是把他们当成那层壳了。我和王泽被困了，叶秋那边交给你们了。 肖时钦无奈地在队伍频道里交代了一声：“和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。”枪战了数回合，肖时钦自然已把对方的水准看在眼里。真要说冲破这二位的堵截，也未必没有机会。但这两人即便冲过了，却也不可能被消灭或是甩脱。被这二人追击，前面再冷不丁地被叶秋来个回马枪的话，那恐怕真就要被搞死了。 说实话，肖时钦深刻以为这恐怕才是叶秋连套设计的最终目的。于是，肖时钦克制住了冲动，和王泽两人且打且退，果断的不再去纠结追击叶秋这回事他这举动，已经跑远的叶秋当然也还是看在眼里了，果然失望了一下。肖时钦所猜不错。 脱身才不会是叶修的终极目的，他的终极目的是有机会把剩余的袜子也给抢了。眼看就要到最后关头，结果肖时钦终于没有上当，叶修也很遗憾，谁让对手是肖时钦呢？如果是孙翔的话，这会儿恐怕早已经杀到照面，然后被前后四人夹击了。 肖时钦二人不主动追过来，叶修和包子却也不方便迎回去，因为那边还有数对其他玩家，他们两个拥有十一双袜子的角色一现身，肯定会取代肖时钦二人成为重点追击目标的，所以此时只能观望。照肖时钦的推测，赶到预备地点的孙翔和申健前后都在各自的位置转来转去。 却始终没见叶秋二人露面，他们好像不在这线上。申剑先报告了，我这边也没有来。孙翔接着说：“这家伙。”肖时钦顿时又是一头冷汗，角色飞快的转了个三百六十度，全方位的扫了一圈。叶秋没有去自己推测的脱身线路，是因为没有追兵了。 所以不再进行这种摆脱式的路线了呢？还是说这两个家伙已经转头，此时就暗藏在旁，伺机而动呢？以叶秋的豪迈和胆色，肖时钦估计这家伙的选择肯定是后者。他肯定还会想着浑水摸鱼，看是不是能找机会抢了这边的袜子吧。过来汇合！肖时钦连忙指示众人。 现在继续乱转已经不是办法，过来集中力量应付这种可能才更重要。当心一些，叶秋有可能就在附近。肖时钦提醒着身边的王泽。枪声阵阵，肖时钦二人和谁不低头二人的枪战依然激烈，双方一边互射，一边保持着高节奏的移动走位。 起初，肖时钦的走位目的是要甩掉一些追杀者的，但是要防叶秋这些普通玩家却也非常管用，所以肖时钦二人现在反倒不急于脱身，让这诸多玩家始终吊在他们附近。这个家伙果然难对付啊！确实，在旁等待时机的叶修完全看穿了肖时钦的意图，却也无可奈何。 在彼此都洞悉了对手顾忌的情况下，只能是互相守望着，等待可以出手的时机。除此，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这时候，张家兴那边早已经扔下了一双袜子，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结束，这位也是按着肖时钦给的消息，飞快朝这边赶来。一直以来所向披靡的，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。 继上一轮被叶修打出个零分后，此时再度领教到了职业选手的实力。肖时钦和王泽在有大堆普通玩家追在一旁骚扰的情况下，和他二人对攻却也丝毫不乱。终于，孙翔、申健、张嘉兴、嘉世的选手一个个赶到了，其中与孙翔最为凶猛，冲过来一路就打翻数名普通玩家。 待到近前，看到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时，更无二话。家事小队人一集齐，战斗力翻了倍的暴涨。几波集火攻击，普通玩家这边就已经尸体无数。人多势众的优势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。再怎么杀下去，显然就是一个全军覆没的结局。要不是光脚不怕穿鞋，普通玩家早已经鸟兽散了。 即便这样，再杀了一会儿后，对于完全没有意义的举动，不少人都已经懒得再继续了。他们懒得继续，却也懒得离开，一个个开始驻足成为观众。到最后，还在坚持战斗的，居然只剩下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了。这两姑娘一开始就知道不敢和家世队五人直接对抗，这才都搞起了跟踪偷袭。 现在一看打成了这局面，顿时也不想继续，开始抽身撤退。家世这边当然也无心和他二人纠缠，也就孙翔的凌风武多追出去了几步。结果这时一条系统消息弹出：“玩家一诺拾取第二十双圣诞袜。”我去！程家兴差点没吐口血出来。袜子他放下后就急匆匆赶回来。 这还没多会儿呢，居然就被人捡了，而且还这么巧，偏偏是叶秋。看着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，肖时钦猛然反应过来，顿时懊恼的直拍脑门：“大意了，哎，又大意了。”肖时钦叹息着：“怎么？”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呢。叶秋他们就在这附近，所以你回来他们是看在眼里的。 肖时钦这话是对着张家兴说的。啊！张家兴愣愣的，似乎想到了点什么，却又不太清晰。看清楚你的来向，看清楚你的移动速度，再结合你放下袜子改变系统数据的时间，你这袜子大致放在了什么位置？他还会判断不出来了？我去！张家兴这次真是要吐血一样，脸都涨通红了。快点，再丢一双袜子！孙翔说着。 目前的成绩，他可十分的不满意，尤其是在发现这一局竟然是和叶秋的直接较量，更是铁了心的不想输，一丝一毫也不想。周围还有玩家驻足围观呢，虽然也不再上来打了，但就在这里把袜子扔了当然不行。家事小队急忙火速转移，时间一百二十秒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一行人飞快移动，物色地方。 普通玩家他们甩得很快，但是很快他们发现有两个人，他们甩起来就不大方便了。谁敢回首，莫不低头？这两个家伙刚才就应该干掉他们的！孙翔愤怒的说：“这一次他倒是真说到点儿上了。之前家事确实不该轻易就放这二人离开的，现在再想动手，时间不太充足。” 要想彻底击杀的，现在就扔一双袜子，停止倒计时。可即便是这样，眼前两个可是神枪手职业，本身战斗就不用近身，有距离保持，想跑的话相对容易许多。这两人技术又不赖，倒是玩个兵分两路，情况可就又尴尬了。两位，眼下的状况你们不会不清楚吧？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 无法改变规则的情况下，只能是去与人交涉了。双方距离数十身位格，讲话都得是用喊的。肖世钦此时高声和二人交涉：“如果我们不尽快扔下一双帽子，这轮活动很快就会结束。但现在两位的举动，实在让我们没法踏实的这样去做。不做的话，你们能甘心吗？”谁不低头也大声回应，声音清脆。 只听声音去臆想，恐怕都原意觉得这是个美人儿。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七双，而你们才是一点都无法甘心的吧？”萧时钦说。